进来，主子，镇府大人的药熬好了。好，放桌上吧。是。吃完饭也有些时候了，把药趁热喝了吧。好。来，让我摸摸，额头还热吗？ 补了一夜，按理说发了汗就该好了，怎的今日精神仍旧不好，疹子也还没消。无碍。这雨下的愈发大了，来的着实不是时候啊！还在担心东龙大街的关沟堵塞，昨晚未有情况来报。 今日赶紧疏通还来得及。你风寒未退，把窗关上吧。嗯。我帮你带关。好。你太高了，低一点。啊。 你身上一股苦味儿，药哪有不苦的？你再靠我近点儿，苦味儿可就更浓郁了。好了，带好了，让我瞧瞧。总督，总督，总督起来吗？老胡，如此着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启禀总督，适才东龙大街的巡查队传回消息，说上五号楼塌了，砸着了西乡二少。 皇上也在里边。晋江文学城，唐九卿原著，斟酌文创出品制作，光合积木联合出品录制，广播剧《将进酒》第二季第一集。 不需多礼，记住啊！是。哎呀，皇上还在下边压着呢。小祖督来了。哎呀，总督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拜见阁老，卑职率锦衣卫前来。镇府大人你来了。沈镇府免礼。现在什么情况了？总督，这五花楼下边已经被掏空了，不敢挖呀。挖吧，先把皇上救出来是当务之急呀。哎，快，你们别停，你们快挖呀！ 皇上昨夜歇在楼上，必不会被埋得太深。韩青这是怕再次塌方，叫功夫的人来。是。海阁老，这雨下得如此大，污水已经漫街。正如岑御史上奏所言，关沟必须尽快疏通，否则水就排不出去。正是，这楼后边还挨着开陵河，我适才去看，那堤坝上的石砖都已经多久没有修砌了？晚些水上来，半个去都都得淹了。潘祥杰。 你身为工部尚书，这事儿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？工部这些年到底是干什么吃的？呀，阁老，您明鉴呐，这事儿我有什么法子呀？户部都是唐老爷，这事儿早八百年就提过了，银子不拨，人手不调，岑玉，你叫我怎么办？ 这是让我拿命偿啊！皇上现下生死未卜，你们推诿扯皮也得等人出来了再说。禁军从防守里拨八百人，跟着工部立刻疏通关沟，所有违规侵占的宅子马上拆。户部，计算库银，把塌了屋子的灾民汇聚到招罪寺去，统一赈济。八大营。 巡防各大城门，进出必须要有通牒和文书。锦衣卫把守大内，凡有悖逆者，依照我海良仪的命令，就地斩杀。皇上乃天子，我大周运延百年，还不到绝的时候。 你斩了都有可能。现下必须得想个法子。皇上，别叫了，听不见。肯定会有人来救我的。那是了，你是天子。你笑什么？ 我笑这命，你说奇不奇怪？人就像在重复着轮回。皇上的生母月氏。 之尊，朕，朕的母亲是当今太后。皇上，要想人人都这么以为，太后的尊荣总得给足了。如今太后不是正缺儿子孝敬吗？我只知道。 我看你未必知道，谁给了你狗胆，在这儿，在这里跟朕这般讲话？哼！今日你我出不去，就没什么君臣。你算什么皇帝？先前被那萧二提上龙椅，便把他当个祖宗似的奉承。你本就是他的主子，他豁出性命救你，应该的。 看着你把皇帝做到这个地步，我真是急呀！别听那嘴碎的讲什么生母卑贱，皇上，你姓李，那便够了。可可是子安他，他是我兄。 <laughs> 今日我便与你掏心窝子。 当年，就因我娘是续弦，出身卑贱，我爹便把家里产业尽数交给了我大哥。我十八岁就下海贩盐，在海上受了难。你看我如今肥胖可怖，皆是为了吊命补起来的。我曾经也是俊儿郎啊！出海前，我与心爱的姑娘定了亲。 回去时，她却成了我的亲嫂嫂。我的好大哥，听着我遇难，连我的女人也要替我照顾，这可是亲兄弟啊！你姑娘，你与萧二的情。 泽安大总，这世上谁不可怜？你看那沈霸，摊上沈卫那么个老子，从赵玉抽皮扒筋的滚了一遭，被折腾成了个鬼。你可怜萧二，让他做了去都禁军总督，可谁会可怜你呀？他萧二待你，但凡有一点真心，能叫萧继明在御前说出那番话来？ 你叫李建恒，便生来比他萧二高一等。他萧氏但凡敢动歪心思，那便是乱臣贼子。你可是皇帝呀！真是皇帝。你说的不错。真是皇帝。就快点来人吧！不管是谁，我们得出去。 做的一切都是无用。找到皇上啦！过来！走走走！找到皇上啦！过来！快，将皇上抬出来，一定要当心，防止坍塌。是。 皇上，臣来晚了，把皇上抬回去。宣太医。是。救！救命！小二，小二，你救救我！ 秋儿，你公报私仇，你想弄死我是吧？我操你娘！你刚说什么？再说一遍给我听啊！ 平身吧，谢太后。诸位大人，此事该给哀家一个说法。一朝天子离宫外出，竟没有一个人知晓，宫内外的巡防还怎么让人放心？哀家这个做母亲的，哪里能再受得起这样的惊吓？太后，大内巡防就是想拦，也未必能拦得住皇上。依臣之见。 此番应该重罚谢宏轩。若不是怂恿引诱皇上，皇上怎么会出宫？孔丘大人言之有理，只是谢宏轩是该罚，但罪不至死。臣看这次要论罪的是工部，去都修缮归他们管。潘大人，关沟怎么就能堵成这个样子呢？望太后明察。 关沟堵塞的事情，我们工部早在贤德年间就通报过户部，但是魏怀古，你们户部迟迟不批，我们工部也无可奈何呀。我们户部走账要经内阁商议，当时花阁老那儿没过去，谁敢随便拨银子？再者，那几年去都要给中博六州收拾烂摊子，银库险些被掏空了。 我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！呃，是了，大家都有难处，怎么就抓住我们工部不放呢？御史岑玉要弹劾工部，说我们没顾好开灵河的堤坝，可这堤坝现下不是也没塌吗？说明工部的活都是踏踏实实干的。要是有钱，我们早把关沟给通了。潘大人。 内阁登报的账目里确实是有过工部上报关于关沟疏通的记录，正是正是，但是仅有一次，后来这问题便无人问津了。如今东隆大街楼塌了，大伙儿都记起来了。可这水是今年第一次涨的吗？工部上报了吗？海阁老这么说。 确实是我们工部的疏忽，但真的没有办法，如今赶紧疏通才是要紧事。户部也拨了银子给灾民，眼下情况危急，追责可以等到关沟疏通后再提。陈真，现在是八大营在挖吗？是禁军在挖，萧总督还在水里泡着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启禀太后，皇上背上青疹子了。什么？ 总督大人，您怎么亲自抬重物呢？不是。哎呀，肖总督，你手上缠着帕子，可是受伤了？嗯，我收拾。总督，我方才和于御史去往灾民处，得知低洼处住的都是贫苦人家，如今听闻要拆房子。 大多都不同意，可疏通关沟迫在眉睫。这大雨若是还不停，明儿个怕是别的街道也要涨水了。岑御史，以卑职看，朝廷要是愿意给拆屋子的贫苦人家挨个补贴五两银子，他们也不会不同意。倒是那些侵占关沟的大宅子，如今想凭着这点补贴款就让他们拆宅子，敲门怕是都没人应。这补贴怕是谈不拢啊。 户部肯拿银子出来赈济灾民，那已经是看着海阁老的面子，这笔钱到时候还得另算。若要各家再补贴五两银子，户部绝计不会同意啊！大人，别怪我大老粗讲话不好听啊，都到了这个关头了，怎么还惦记着银子呢？福兄弟不要急啊，户部也有户部的难处，这笔钱现在拿出来应得急，可再过段日子春耕农时。 腹部还要给去年受灾的地方拨银子，这是几十万人吃饭的大问题。这钱，腹部哪敢轻易批啊！哎呀，再者，既然是违章扩建，吞占官沟的事情真的追究起来是该论罪的，怎么能反而给他们偷银子啊？哎呀，这事情要是不捋清楚，后边我们督察院是该弹劾他们腹部的。大架多难呐。我猜诸位就在此处。 关沟进度如何了？唉，难办啊，不好拆。户部的难处，归根到底就是摸不清后面春耕的费用额度。这账实际上可以估算。方才我看了锦衣卫记账，总督若是不嫌弃，听我一言。政府请讲。去年是个丰收年，又逢新帝登基，各地大赦，唯有怀州、敦州上报了灾情。 敦州今年粮食吃紧，府衙肯定要去磁州买粮。年初大雪，世子把今年离北铁骑的军饷划出了四万两给磁州周转赈济，这个情，现在可以让磁州还了。总督，你请世子给磁州州府周贵书信一封，让他给敦州卖的粮食按照四万两折下来。这样一来，户部就能省下一些对磁州的拨款，正好可用于拆屋补贴。 但吞占光沟的事情，追究起来也是罪。这钱，户部不能办吧？按照律法确实要罚，可朝廷见不得灾民，这钱补出去就是皇恩浩荡。此事由岑大人去谈最合适不过。户部也并非铁石心肠，只要没错，账也清楚，钱能足够，他们必定会马上着手办理。嗯，这倒也是个法子。再谈磁州。 钟伯今年要兴建旧城，到时候请动人手也是笔花销。总督此番沾了磁州的情，待到兴建旧城时，大可把那人力花销算到今日被拆的人家身上，由他们各家分拨人手去磁州劳力，由禁军押送，个把月的时间就够了，也算是吞占关沟的责罚。这五两银子不拖不欠，发的人放心，拿的人也安心。哎，正是正是，政府大人。 此刻时间紧迫，我话不多说。待这一场结束之后，我岑玉在寒舍备好佳酿，恭候光临。于御史，你与我一道走。是，总督、政府大人，告辞。安州，过来让我看看。嗯，宫里还好？太后召集各部大臣算账。 你不在其中正好，关沟之事要赶紧。这几日若是还说不通，就要责问你了。你风还未退，勿要担忧。海阁老叫你看着宫里，你回去，坐在办事房里喝杯热茶，盯着门就是了。那是寒城的事情，师傅在昭罪寺，我也担心。事不宜迟，你先去忙吧。我得跟着户部的人去处理灾民赈济的事情。 我摸着你还在发热，记得吃药。好。有没有啊？没有，没有。快点。哎呀，这都坐一天了，腰酸背疼的。是啊，不就是疏通个关公？工部和禁军那帮废物还没弄完，他们呢？ 反正咱们坐在这棚子里，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的便是。可不是，那脏活累活谁愿意干？正是，又不是交给咱们的差事，咱们不过就是来帮衬的。这天都要黑了，你们户部怎么只到了这么点人？哎呀，大人来了。前头的禁军不是还没挖完吗？等他们这也挖过去，明早再招人也来得及。大人快坐。还有这淋的，快喝杯热茶，好歹暖一暖，别冻着自个儿啊。 这儿是你们给自个儿起的棚，盖得真好。 <laughs> 可不是，这会儿忙的哪有人心疼咱们啊？ <laughs> 只能自个儿盖。烦请帮我把茶端来。哎哎，是是是。这是河州好茶，专门泡给大人的。 <laughs> 茶吗？算我敬你，怎么没喝到呢？ 大人恕罪，是我太太急了。阎王点名，不急不行。海阁老严令锦衣卫督察镇记一事，就地斩杀的命令都挂在脖子上了，看来套的还是不够紧。这茶我泼在地上，你是一定要喝的。既然站着接不到，不如我送你一程。你去底下给我喝干净。 这怎么能呢？北之好歹也是六品朝官，哪能说斩就斩？ <coughs> 咱们诏狱里拿过的人就没有四品以下。的，政府叫你喝，你就得喝。你看是活着喝，还是死了喝？我喝，我喝。这差事能立刻办吗？臣禀政府大人差事。我一个督察的，哪懂门道？差事不敢当，我们锦衣卫跟着各位就是了。 能走了吗？能了，能了。大大人，这一接水呢，喝完再上来。是是。镇抚大人，不急这一时，你歇一会儿，我先带人过去看看。好，诸位，请吧。是。 怕你忙起来顾不上吃饭，你二公子特意给你送饭来了。过来，让我揉一下。嗯，记得先吃饭再用药。好，还有呢。 要不是时间紧，我真想。他娘的，先走了。这长衣和帕子，都有他的味道。今夜弄一顿热饭可不容易，就是策安，也得没命的跑起来，才看得过。 看来已经用上药了呀，那就好。我还正寻思着打发人去买一碗药来。这条街拆到哪儿了？刚过我花楼，坍塌厉害的地方不好拆。这事有鬼，又是说不清的账。谁把皇上送出来的？这事只有皇上自己知道。他若不肯讲，这案子就断了。照我看，这坍塌不像巧合。东龙大街年年都跑， 偏偏就在昨夜塌了藕花楼。稍安勿躁，必定还有后招。这一次，还不知道到底是冲着谁来的。不能拆了，不能拆了！这水泡不得，泡不得呀！祖宗，疾病了。 谁先起的？谢红轩，宫里咱还不知情。皇皇上，那是不是？古今，立刻入宫，把这事报给海格老。是。韩进，带我去看谢红轩。马上。总督啊，两个时辰前，西大人还只是受了点凉，药给喂进去也退了热，谁知道适才一摸，烧得更厉害了。 我给他腿上换药，扒开裤子一瞧，全是红疹呢。确定是疫病吗？永仪年间，丹城发过这样的疫病，这红疹爬了身就会高烧不退，患病的人会昏迷不醒、呕吐不止。总督啊，我怕灾民里还有患病的人，招罪寺要赶紧安排草药煎煮，以备万一。这，这是怎么引起的？总得有个原因呐。 不然这沟还怎么挖呀？此刻正值冬春交替，湿冷的很，低洼区又常年聚集着污水臭秽，他们房房相凑，挤得连个窗子都没有，不挨着日光，人就容易患病啊。既然如此，那他怎么会染病？藕花楼远离低洼区，仅仅是在坍塌那几个时辰里泡过干水的缘故吗？总督，这病…… 怕是在楼里边胡来时染上的。西二少已经烧成了这个样子，皇上那里，总督，昭罪寺那边忽然倒了十几个人，户部下来搬差的也倒了两个。主子，老虎也起热病倒了，来不及等批了，直接去神武大街的各大药铺拿药。凡是染上风寒、起热、呕吐、体力不支者，全部扶去昭罪寺，把其余人撤出来，让户部的人马上开始煎药。冰桃，主子，叫沈兰州立刻走。是。 镇抚大人，这招罪寺内已经快满了，先将病人抬进来，我去想办法。是。天涯，外面的情形如何了？师傅，外面起了疫病。怎么好端端的突然就起了疫病？这是丹城疫病，红疹会爬身，挨不得。 会传染的，好治吗？好治，就是麻烦。关沟必须继续挖，但谁知道有没有患病的人往水里吐过唾沫、撒过尿？要是挖沟的染上了，自个儿却没有察觉，跟别人挨着碰着，不就又要倒一大片了？造孽！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全看命啊！ 这得先稳住人心，再把曲都的大小药铺都汇集起来。病人是一定要隔开的，我们也不能久留。这事有人办，我去叫川儿走。安州走不了，他就是那个办事人。这个关头，你能指望韩城出来办吗？哼，他们躲都来不及。不行，凭什么让川儿办？他如今才是个五品镇府， 事这么大，有的是比他位高权重的人。你跟谁讲道理啊？韩城要是打着历练的名号把他摁在这里，你也没有办法。况且兰州不能走，这机会千载难逢。他要是办成了，就能再生。这……别，你说什么胡话？此刻不顺势而为，还等什么？这会儿正是人踩人的时候，他不办也得办。 你明白没有？我不稀罕明白，我要叫他走，我得带他走。师傅，天涯，你让开！师傅不要去了，主子叫我将先生的手机挪去了旧宅子，还在神武大街给两位租了个小楼，紧挨着宫门。淹部长，你让开！春儿本就体弱，哪能在前院久待？我得跟他说。师傅何苦为难我？主子既然这么吩咐了，就断然没有改变的道理。招罪寺里都是病人。 您留在这里，主子也担心，为这太偏孝心。您跟我走，我让你让开。师傅，您老冷静。主子这么安排了，自然是已经有了对策。我稍后还要回来，咱们早去，主子也早回，行不行？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您难道真的能带他走？去哪儿呢？ 巡抚大人，草药供应不及，咱们明日怎么办？事关重大，草药必然不会断。太医院的太医该到了，到时候会把筹备草药的消息一并带过来。你叫人继续监督，不要省。是。等等，你是户部哪科的官员？啊，卑职算不得官，不过是个掌管案牍记录的吏胥。为民办差，大小都一样。你叫什么？ 卑职名叫梁翠山。督察草药的事情，明早便由你接手。我猜想禁军应该已经去调草药了，时间紧张，必然等不及宫里的条子，所以这几日的草药必须记得清清楚楚。是，大人。你且去休息吧，这几日留意身体，如有不适，立刻禀报。是，卑职告退。 这服，谢宏轩是什么时候起的针？上完药两个时辰之后，我是先起的针，再起的热，症状不符合，应该不是疫病。但为了以防万一，那药我也得喝。今早幸好没有告假，皇上染了疫病，哪个太医敢说他是出去鬼混染上的？只能找借口来搪塞。你这湿疹一旦被说成是疫疹， 政府，我看您此刻精神不济，先休息片刻。我去门口守着。省政府在哪？我找他。总督，先喝碗药吧。你们进去还要下水，当心啊。嗯。 青哥，青哥在吗？咱们政府在哪儿？你给通报一声。就说总督来了。政府在里头休息呢。大家一宿没合眼，总督也休息休息吧。八大营说要去守城门，这没挖完的沟，明天就只有咱们一块挖了。体力活，自然得身强力壮的人干。盯紧门，别叫外面的人进来。我去看看你们政府。 兰州，此案东窿大，且挖完了，怎么不到床上睡？本想眯一会儿，谁知躺下就起不来了。上来，我抱着你睡，一会儿叫你。 你身子不好，受不得寒。这招罪寺这么潮湿，我刚进来，你连火都没生。前几日还病着呢，怎么就不会照顾自己呢？这会儿知道冷了。 叫太医进来。太医来，沈振抚怎么样？总督，镇府这是染上疫病了。我看这病是先染了风。镇府是什么？是，是劳心费力，才病倒的。没错，镇府是今日在这里病倒的。 他在此之前没有病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去毒的药都在这里。我知道大人是杏林妙手，你能治，对吧？ 醒来，风月照肝胆，神州之下好作伴。往事千钧悲欢，梦外一声轻唤，无情世界谁比谁孤单？问到尽头，竟会惧怕这一生太短。你只恨缘无端，我只血海无岸，生年一线，一步步谈判。 那象牙扇俗死了，我送你一个。镶金还是黛玉？这位萧二爷，裤腰带勒紧了吗？你马上就要穷的食宿了，哪来的银子镶金黛玉？怎么，这就要查我的私房钱了？哟，还有私房钱？哼，多着呢。刘香，穆嫔还守在皇上跟前？惠太后，寸步不离呢。 竟做到这个份上，患难与共，这份情谊可就重了。姑母，这穆嫔看着娇小，倒也是个有胆色的。待皇上醒了，穆嫔就该出头了。总督，关沟是通了，可这事儿，我怎么看着像才开始？